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四课，重点语句是。ただいま。我回来了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来自泰国的留学生安娜。今天，安娜带着辅助生小英回到自己住的学生宿舍，宿舍阿姨也就是舍监出来迎接他们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四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“ただいま，我回来了。”ただいま。 お帰りなさい。こんにちは。あなたも留学生ですかいいえ、私は留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日本人の学生です。我来讲解一下。ただいま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安娜一进宿舍大门就跟社监打招呼了。是的， 是回家时说的寒暄语。タダイマ是タダイマ帰りました。现在回来了，这个句子的省略说法。日本人回到家时一定要说这句话。对，社监回答说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。你回来了，这是对回来的人说的寒暄语。 ただいま和おかえりなさい是固定的习惯用语，请大家把它们作为一对儿同时记住。タダイマ、おかえりなさい。接下来，小英和社间打招呼。こんにちは。您好，这是白天和他人见面时说的寒暄语。こんにちは的嗯的发音有点难。 是的，嗯，可以按照这样的节奏来发音，こんにちは。好，我们一起打着拍子来说一下，こんにちは，こんにちは。能不能再介绍一下こんにちは以外的寒暄语呢？好的，早上好是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 晚上好，是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接下来，社坚问小英。あなたも留学生ですか？你也是留学生吗？あなた是你。も是助词，意思是也。留学生是留学生。留学生”的“留”的发音。 虽然罗马字写作 R，但读音还是像 L 一样。是的，This 是放在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，后面加上了助词，卡，就变成了疑问句。发音的时候要用声调来读。好，我们来听听小英的回答。いいえ、私は留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。不，我不是留学生。いいえ。是。 不的意思。再说一耶的时候，要把一拉长一拍。一耶。私是我。留学生是留学生。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是 this 的否定型。如果小英是留学生的话，该怎么说呢？はい、私も留学生です。是的，我也是留学生。はい。意思是。 是的，在这里用来对对方的提问表示肯定。除此以外，我们在第二课已经学过，它也可以用来唤起对方的注意。我也是留学生。另外，也可以回答说：“是是的。”是那样的意思。小英的回答是：“日本人の学生。” 我是日本人，这句话直译的话是“我是日本学生”。在这个句子里，因为作为主题的“瓦达西瓦，从上下文来看呢是很明确的，所以呢被省略掉了。小英刚刚说过“瓦达西瓦，所以呢在这里不说反而更自然。要是接二连三的说“瓦达西瓦，会给人以自以为是的印象。日本人。 是日本人，no，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，学生是学生的意思，this 放在句尾表示郑重语气，no 的前面的霓虹镜日本人这个名词是用来修饰学生这个名词的，对吧？没错，你说的很对。 小英呢，正在大学里学习培养日语教师的课程。据说她将来的目标是到国外当一名日语教师。日语是日本語，在 n i 日本的后面加上語语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四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“ただいま”，我回来了。 ただいま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。こんにちは。あなたも留学生ですかいいえ、私は留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日本人の学生です。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康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学习要点。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否定句。我不是留学生。我很想知道怎么来造否定句。好，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。德勇老师说：“以我是日本人为例，我是马达西，日本人是尼轰静。” 所以我是日本人，用日语说呢，就是“私は日本人です”。以“ this 结尾的句子变成否定句时，要把“ this 变成“ではありません”。我不是日本人，就是“私は日本人ではありません”。好，请大家来练习一下。“私は日本人ではありません”。我不是日本人。 另外，把对吧变成的话，就变成了比较随意的说法，不是日本人。日本人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变成日本人じゃありません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金。 接下来是介绍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声临其境环节。首先，请大家听这个声音，这是拉开拉门的声音吧？是的，这个声音呢，用日语来表达的话就是这样的嘎啦嘎啦，嘎啦嘎啦。这个词也可以用来表示东西哗啦哗啦掉下来的声音。门关上的声音是这样说的 b a 感觉好像真的听到巴 g 的声音了。不过我关门的时候一定会更轻一点的。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嘎啦嘎啦和巴汤。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edo yo，小英在门口脱鞋的时候，把鞋调转了方向，鞋尖朝外，两只并在一起，摆放的整整齐齐。下次我去别人家的时候，也要像他这样把鞋摆好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四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“ただいま，我回来了。” 下一次给您介绍在安娜房间里的对话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